比那个大学的老师那个水平还要高，不然这个学府成为学府，我们这个学办这个学啊，怎么办呢？而这个道理很明显呐。 那么，在禅宗来讲，我们这个最高学府领导这一个法门，要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这个最高学府的这个老师要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要过来人。 要领这个路，修禅宗这一法啊，必须要过来人，不是过来人，就容易犯一个毛病。什么毛病呢？叫做急忙引众忙，哎，那就麻烦了。如果自己。 眼睛不明啊，你自己走路不当心，顶多危害你一个人呐。这自己是个瞎子，啊，领导那么多人朝前跑路，那叫责任重大呀，啊。 团长作为最高学府，我们这都是大学生，比大学生还要水平还要高，那怎么领导啊？ <coughs> 啊，你必须比他高，才能够领导他。那领导、领导、领导就是带头了。 <coughs> 而今天呢？ 时代不同了，啊，这个用功办道的人是有的，嗯，说是那个要，呃，说是教下做一个讲经的法师， <clears throat> 最低要求要大开圆写啊，对任何一切法，八万四千法门。 都能够说的头头是道，圆融无碍，啊，那你才能讲经啊，才能够气理，呃，才能够气机，不然的话，怎么讲这个经？怎么讲啊？经是佛说的，禅宗。 这个禅宗的道场，你要是做禅宗道场这个方丈和尚，哎，那你最低限度要开一个，要破一个本参，那最低了。啊，否则拿什么东西领导人呢？非常抱歉呐，啊。 破本参，谈何容易啊！对现在的人呐，所以宗门下讲三观破本参、破重关、破幕后老关。啊，这个三关语，这是宗门下的语言啊。啊，究竟这个三观破了本参？ 到什么位子，破了重关到什么位子，破了牢关到什么位子，啊，这还要有待于今后呢，啊，慢慢的交代。我们禅堂现在有人破本参吗？当然，我没有这个眼睛。 啊，或许是有的，啊，或许是没有的，啊，大家都在参禅的这条道路上呢，不断的继续前进。破本参，什么叫做本参呢？就是我自己本参的话头。 打破了。我们现在大家共修的一个念参念佛是谁？那要破这个本参呢，就是把念佛的这个人找到了，啊，亲自给他见一面，啊，这叫做破本参。那么每个人我们自己，啊，检查检查自己，看看我们。 是不是破了本参了？啊，见没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？那至于说破重关、破牢关，那就更深了。破了本参以后，又是什么样子？如果说从理论上讲，那走禅宗这一法的。 呃，是应该有一个啊粗浅的了解。你说破了本餐什么样子啊？我们没有破本餐的人，谁能够说？能够说，那也不过是听得来的，哎，学得来的。你自己没破本餐呐？ 啊，你说的恐怕总没有那么真实。这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？这本来有个面目呢？还是有鼻子没有鼻子？有眼睛不？的眼睛啊？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啊？ 那个破本参的人，他并没有保留哎，说说我这个破了本参了这个是哎，那要保密，不是这个话啊，佛法都是公开的啊，恨不得马上就要公诸大众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很难做到啊，甚至于做不到啊，愿意把本参的面目和盘托出。 小事大众，这个东西不能，不是办法呀。为什么事情呢？因为它这个非语言道，非心行处，难就难在这个地方。哎，只能够说是你亲自破了本参了。哦，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儿。 所以要用功，啊！禅场既然讲是行门，就是一步一个脚印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脚踏实地的，啊！每一天有每一天的进步，每一支香每又有有意每一支香的进步，是不能够让它空过的。 说这个用功啊，啊，是有昏沉呐，有妄想啊，啊，这个不奇怪呀，啊，啊，不得不的昏沉，不得妄想，还用什么功呢？啊，起不起一醒起来，啊，这就是这就是病了，啊。 疫情起不起来，怎么能用功呢？嗯，所以说这这这一法呢，这个信心不足啊，信心建立不起来，必须要呃得到帮助。老祖大师讲过的。 我们禅宗这一法，我们这个法门，禅宗这个法门，啊，无始法门，以无相为体，以无念为宗，以无住为本，也给我们把这个禅宗的根本的道理呢，说的清清楚楚的。 世出世间，一切法都有名、有体、有相、有用，也有宗，啊。说是个人，人就是个名字，啊。说是个禅堂，禅堂也是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呢？ 它是招物的，它是必须。什么叫招物有有所指的。说一个人就指一个人，说一个房子就指一个房子。啊，这个房子就是体呀。中门下这是一个法，法也有名字。哎，你说法没这名字？法也有名字。啊。 世出世间的法，它都有个名字，啊，以无相为体，就是宗门这一法，啊，你这个宗门下我既然有个门，有这个宗门，有这么个名字，你以什么为体呢？宗门是一个法呀，以什么为体？可漏斗大师的，啊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以无相为体。 不得像啊！嗯。你看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人跑想坐想出入往返，做什么事儿呢？人家看不到啊！啊，不像在你们这跑来跑去的，呃，还是做做什么坐坐跑跑啊？那做什么事儿呢？嗯，说这无为法，无为法，无为就无相了。 没得相，在法门中讲呢，法身无相，法眼无暇。说这个法身呐，法身是没得相的，清净妙法身，一尘不染，啊，如如不动，没得相啊。那么法身究竟有相没得相呢？ 啊，法身无相，法眼无暇，啊，说是初发心的人，他听到什么东西呢？他就做什么的？说是无相，这无相就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叫做无相。佛法讲无相呢，他不是这么讲的，《妙法莲花经》。 那是佛的圆顿教，真实说。清净妙法身具相三十二，你们度过《法华经》的都可以回忆到吧？你看跟法身有相不得像啊？ <clears throat> 法身有相不得像 三身就是一身，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如果说是三身就是一身，那么报身有相，法身也有相，化身有相，法身也有相，它就是一身吗？ 我记得那个诵《华严经》， <coughs> 《华严经》送华严经》的时候，前面不是念一个那个什么啊？那个那个那个头子，啊啊，什么折诺妙体，偏法界以为身，华藏庄严等太虚而为量。哎，折诺妙体。 嗯，骗法界以为身，法身的法身就是骗法界以为身。什么叫做骗法界以为身呢？施法界医正庄严，都是我的法身。那么说，这个禅堂也是我的法身。 这个娑婆世界也是我的法身，十方世界也是我的法身。那法身呢，是无处不遍的。既然无处不遍，无处处处都是有相的。山河大地不是有相吗？草木丛林不是有相吗？砖头瓦块也有相啊！啊，我们出入往返也有相哦，跑向打坐都有相的。 啊，那都是法身呐，没有这个法身，这些个现象都不可能存在。如果说还不懂，假设说没有你这个人，没有你这个人的人心，你就是个死人，对你来说呢，就什么都不存在了。那么既然是个活人。 你有一个心，而且这个心呢，是心腹即众生，世上无差别。法身骗一切处，就说明了你这个心骗一切处。我们说，当人这一念心骗一切处呢，不是指的你这个妄想心。 是指定你那个真心，真心呐，啊，我们这个人呢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众生，恐怕都有两副，啊，有这个两副啊，啊，有两副家的，就是有一个真心，还有一个妄心。 啊，如果说你要没有真心，你说我这现在就是一一天到晚就是妄想，哪有真心，哪没得真心？假使你要认为这样认为的话，没有真心，那你就不能修了，你将来要是修不成功啊，也不得开悟啊，也不得成佛啊。那么这个真心在我们当然是个什么样的呢？ 那个冷岩经中告诉我们呢，是经原明，能生诸缘，缘所依者，那就是你的真心啊，那就是无始菩提涅盘的根本。我们修不是修这个妄心，修妄心修了半天，妄的虚妄的，空的落了空了。 修呢，就是修这个真心。啊，怪不得古人叫我们，啊，舍事用根。这个舍事用根呐，哎， <clears throat> 什么叫做舍事用根呐？啊，根是什么东西呢？根就是根性。根性这个性，就是佛性，就是侥幸就是一切诸法性。 而这个性呢，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而且这个性呢，是本来有的。所以宗门下破了本参以后，他说这个本来面目，这本来就有的，本来就有的，从什么时候有的？这种，从无始啊。 就是这些个道理，这是佛法的根本的道理，啊，对初发心的人也应该晓得一点。不然你怎么发心呢？说起来我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啊，唯以最上乘发菩提心，呃，愿意接众生，呃，同时得呃得欧若多了三宝，那么这心怎么发法的？那究竟你发的什么心呢？你自己问问你发的什么心？ 啊，说是布施，布施要三轮体空，啊，不三轮体空，那你就是四项布施，功德很小。无相为体，当人一念心，这个心呢，呃，我们真心也有，不是妄心也有，啊，都有呢，还都找不到。 为什么找不到呢？因为它无相啊！无相怎么怎么找得到呢？啊！这就是宗门的体，无相为体。漏祖大师告诉我们的，体就是主体。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体呢？有，在什么地方为无名业障烦恼遮盖住了，不能显现啊！一粒明珠，嗯，这叫个一粒明珠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流落到凡夫，啊，受无量苦。 既然这个体已经建立了，就摆在面前，而我们自己不能正得，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说的“借因妄想制作而不能正得”。这个体呢，就是一切如来的智慧德相。你看看这个佛法呀，佛法是圆融的。 佛法本身是圆融的，但是我们众生的心呢，它不圆融，它处处都是障碍。所以古人讲，圆人悟法是无法不圆，啊。如果你的理圆了，啊，处处都是圆融的，没有障碍。佛法是圆融的，事无障碍，理无障碍，事事无障碍，事理无障碍，它没有障碍呀。 本来就没有障碍啊！如果说是本来就有障碍，那你修怎么修，它都是有障碍的。本来没有障碍，所以我们修呢，呃，到了结果的时候呢，它都没有障碍了，啊！这个除障烦恼，体有了，我们现在不能正德，用什么办法正德呢？所以说是以无念为宗，宗者。 在教中讲呢，以因果为宗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从因治国，就取这个体，取证这个体，啊，它要有这么一个，有这么一条线，从因治国谓之宗，从因治国呢，这叫个因果，啊。 你比如说，大乘教典它以实相因果为宗，啊，宗门下呢，漏斗大师，宗门下的语言以无念为宗，啊，如果是讲起来，实相因果为宗，以无念为宗，道理是一样， <coughs> 因跟果必须相一致。 这叫做因盖果海，果彻因缘。我们现在修参天佛是水，起一请啊，功夫越用越深。 从最初开始，我们这用这个功呢，就是用这无念的，无念为宗。有人讲这个无念为宗，我还不理解，怎么无念呢？我一天到晚有念呢那如果你要我没得念，出乎我没得这个心而死人。你要我有这个心，我这个心就要有念，我就要能说会道，呃，能胡思乱想。 啊，他就这么理会的。无念，无念，没有什么念呢，叫你没有杂念，没有妄念，那叫做无念呐。如果说无念就等于我这个心死了，没得心的。 那叫无念呐！而且你这个心想死还死不掉的。你说我这个心不好，心老遭罪，我老受苦，这冤枉，我不要这个心，不要这个心也不行啊，丢不掉啊。为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丢不掉呢？它本具的 <clears throat> 啊，就这些个道理。 无念为宗，呃，相因果为宗。既然讲无念没有妄念，有没有正念呢？有正念的，啊，正念跟妄念是对立的，啊，没有妄念，正念也没有了。那是个名字，正念是不可以语言说的。 我记得我们老和尚在那个《四十八愿文》里下有这么两句话：“从因治果之时，始终不动；利物寄生之处，彼此空寒。”也是说的这么一个道理。从因治果，我们现在好像是都有动向啊。 呃，用功有深浅，啊，正地果位也有高低，也有位次。从我们当然这一念的主体，就是这个法身的主体来说，它是始终不动的。啊，我们还要引六祖的大师的话呢，作为证明呢：何其自信，本不动摇，它不动的。 三念佛是谁？从最初开始， <clears throat> 他必须与这个大乘的原理要相适应。舍是用根，哎，那根呢，就是根性，啊，根性就是侥幸，就是佛性。 那么你这个舍是用根用侥幸，将来你悟就悟侥幸，证就证侥幸。如果说你要是用事心用，用妄想心，用我们这个陋事妄想心去参禅，你这个因就是虚妄的，那你将来感这个果呢，也必定是虚妄的。啊，种豆得豆，种马得马那是必然的道理。 法门无量誓愿小啊，啊，有没有在这个福地法门当中、大乘法门当中用事修的，也有的啊，不是没有，嗯，用事修的，嗯，用事修的。 那个功用是怎么做的呢？是转世成制的。我们现在参念佛是谁，离心意是参，就用这个功。有很多人都看过我们老和尚这个《禅机开示录》。 老和尚在禅七十个期当中，从始至终在禅堂里讲话，从浅至深，一步一步的带领大家前进，从来没有离开过念哥是谁，啊，老和尚就从这条路上过来的。 你看老黄那个长期开罗一直打到十个 G，有没有离开两不是谁呀？没离开过。搞木寺这个宗旨，啊，跟过去的祖师的语言，它相一致的。这个露座大，师不是说的吗？无念为宗啊，啊。 你这个参念不知者有什么念呢？还有妄念没有啊？没有。啊，离开心意识还有什么念呢？第三，以无助为本。啊，这个三句话呢，说都是说的一个道理。 都是说这个道理呀。你说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说一个事，说一个心，啊，本是一心明，分成六合合，本来是一心呢他认为有八事就是心有八个作用啊。我这八个作用，哪有八个心呐？啊就一个心呐。 啊，就我们一个人一样，能做好，能做好事，也能做坏事，什么都能做。人就是一个人呢。无助为本呢，这就谈的既然是本啊，什么事都讲个本呐，根本根本呐。世俗世间一切法都建立在这个本上面。 这个本呢叫做无助的，无助的。当我们参念佛是说一情得力的时候，你看看，你这个一念啊，一念一情得力当情的时候，你住在什么地方？ 啊，没有地方住，而有我这一念的疑情，历历明明的，这叫做因无所住而生起心。那么，这个无助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？从什么时候有的？他告诉我们了，啊，无助无始的。 无助无始啊，从本以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，无助的。不要说是从法性究竟的道理来讲，是无助的。 你就是从我们这个事项上来讲，人类的生死事项，点都是无助的，啊！你看我这个禅堂有重备得住啊？嗯，现在是八点五十分，再过过就八点五十一分了，住不住啊？啊，啊！你活到一百岁，活到一百要死了，住不住啊？啊，人有生老病死。 是无助的吧？啊，这个心呢，有生住意灭，也是无助的。啊，那么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医报，有成住坏功也是无助的。如果是有助那我们进来做众生，那就永远做众生，那不能动。那一动就不是众生了，那离开住了。 要是住地儿不动，那我们永远做众生啊，啊，怎么修也不能成佛啊。而且这个房子，啊，一九八九年起的，他也在无住啊，时时刻刻、分分秒秒，他在这儿，啊，在这儿坏，程度坏嘛，坏以后嘛就空了。 世间法尚且如此，啊，佛法的大乘的这个根本的道理也是一样，啊，所以他才能够形成是法界，有众生有佛，哎，有众生受苦，有福度众生，有成佛以后道家慈航，哎，啊，就是都是无助的，啊，无助以后才能够运作。 我们今天所修的呢，就修的这个理，就修的这个无助这个理，这根本道理，这叫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所以禅宗这一法，成为直指人心、明心见性，不带弯子的，不讲方便的。前面不是说一念相应，我们这一念呢，就与无助就相应了。 如果说我们念念相应的连这个念念就与无住都相应的，啊，这叫做无住生心。如果说禅宗用这一法用不上去，你理路搞不清楚，人说你不相信，那个佛说的，那个大乘经典都是佛说的，啊，说我们不，我们不敢自己，啊。 随意哈说，都要有根有据。那那么自己你道眼未明，你这个哈说八道，危险呐，要负责任呐，啊！这法文中常说的有四一啊，依法不依人。 一意不于不一语，一致不一事，一了意不一不了意。那个人，像我们作为一个凡夫，啊，人为眼轻，啊，可以不助信。那么大家共同休息啊。 佛说的话，你也不能说不相信的。而理路就是这个道理。哎，你们去，啊，根据佛言祖语，啊，你们自己去验证。啊，所以漏祖大师告诉我们，禅宗这一法是跟也是秉承漏祖这一脉相承。 以无相为体，以无念为宗，有无住为本。你把这个三句话，哎，能够加以理解，加以正确的理解，那你用功呢就能上路了。所以一直到现在，在禅堂里边，固然有很多的人都是参念佛是谁的，还有好多的人呐。 啊，不一定都是参念佛是谁的。做什么事情呢？带来的，啊，从外边带来带来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他的本修因，我本来我是念佛的，本来是持咒的，我原来是修什么呃修什么的，带来的，好像是到了禅堂里向来，参这个念佛是谁，与自己的本修呢？ 各个不入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啊，啊！但是我们这个高明寺呢，就专弘这一法，专参这一个话头，啊，跟大家共修，啊，我们可以携起手来，共同前进。 道理也要辩驳，啊，也要说的明白，啊，不能糊里糊涂的，啊，说是做人啊，难得糊涂啊，啊，这个那就是用功办道，可是不能糊涂的，那怎么能糊涂呢？要清清楚楚的， <clears throat> 只要你把这个道理理清楚以后，你走这条路呢。 哎，呃，那就没有障碍了，啊，可以胜利前进。我们开始说啊，最高学府，你这个最高学府，禅堂里向，呃，水平不一样，而你讲的话呢？ 都是一样的，怎么讲呢？如果是佛的说法，佛以一言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那是佛的这个是无量自在啊，神通妙用。我们这凡夫不行啊，这个凡夫不行，也不能不说呀。 也不能，我们开班儿，你是啊，你是你是中级班他是甲级班那也不行啊。禅堂里就是一个语言，啊，禅堂的语言对高水平的人也是这么一句话，对低水平的人也是这句话，会用功的也是这句话，不会用功的也是这句话，啊，这才能够。 把我们搞们子作为最高学府这个问题呢，才能有一个交代。嗯。那个过去念私塾的，啊，念私塾嘛，就是念《三字经》啊，《百家姓》啊，《千字文》啦，啊，什么呃，什么《孟子》《见梁惠王》啊。 那个老师教学生的时候，那教的学生也不是都是大学生啊。你这个大学之道，教四书的都是大学生吗？有好多都是启蒙的小学生，啊，叫你，啊，啊，你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个小学生他什么懂啊？你讲他也不懂哎，你跟他讲人之初他懂吗？啊，老师还不是照教吗？ 教了以后呢，小学生就背人之初，摇头晃脑就背起来了。懂是不懂啊？打基础啊！啊，他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他就懂了。啊，那个人之初啊，作为儒教的文字治世之法来讲，那也蛮深的。 要是把它拿着来当佛法来讲呢，它就是佛法。为什么？佛法在什么地方啊？哦，佛法在三藏十二部里上啊，啊，离开三藏十二部里就没得佛法了。佛在《法华经》里上讲的“智是语言，资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”，就是我们现在的。 佛教的口号尚且说：“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脚，那个佛法处处都有啊，年来便是嘛。啊，丢一块砖头，哦，不好了，开了悟了。那个砖头就是佛法。啊，敲出鱼子，鱼子开悟了。那个鱼子不是佛法吗？你到哪去找佛法的？ 这杯子掉了地下了，开了悟了。那个杯子就是佛法，那就是你的法身父母。你到哪去找佛法去？离开世间的法找佛法是找不到的。啊，找不到佛法，现在要找啊，哎，还要下功夫去找呢。啊，说多少感谢，那大家快进去了。